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张老师，我最近拜读了一些您在杂志上发表的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文章，很受启发。很多家长也想借今天的机会向您请教一些生活中碰到的实际问题。 我就开门见山了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？家长要从小培养孩子自己做主的能力，要让孩子自己设定做事规则，然后自己遵守。大了要懂得自己承担结果，要相信孩子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，让他们自己建立好的生活习惯。家长的作用只是引导他们，在旁边鼓励他们，告诉他们错在哪儿。 好的生活习惯是一点一点建立的，要给他们时间去坚持。有些家长很苦恼，觉得孩子很大了，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却很差。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给孩子独立成长的空间。现在很多家长什么事都替孩子做了，让他们丧失了锻炼的机会。家长以为这就是爱，实际是害。家长要克制自己保护的欲望，不要事事都不放心。 要让孩子拥有成长的空间。您说的有道理，家长也巴不得孩子能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呢。可是如今生活节奏很快，一步走错就可能耽误一生，孩子的事输不起啊。可是谁都不能代替孩子一辈子呀。还有一些家庭，在孩子教育问题上，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和孩子的父母会出现不同意见，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 无论意见多么不同，家庭成员之间最重要的是沟通。家庭和睦、彼此融洽是首要的。最怕的是吵架，或者是大伙儿同时过于严厉或过于慈爱。家庭成员要有角色定位：老公扮演慈父，妻子就是严母；老公扮演严父，妻子就是慈母。过于严厉，孩子可能会出现离家出走或者自杀的极端行为。 过于慈爱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不利的。六，关于张老师可以知道什么？七，张老师觉得应该怎样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？ 八、怎样解决孩子独立自主能力缺乏的问题？九、家长为什么总喜欢事事代替孩子做？ 十，家庭成员之间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，要注意什么？